第六天的课程结束了，让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我们已经研读到《观法念住》这个章节，我们已经研读过了五盖的部分。五盖就是在法这条道路上的五种障碍，在解脱道上的五种障碍。让我们继续往下看法。 就像我所说的，是新的内容。法是新的内容的特性，是实相，是法则，自然的法则，普遍的自然法则就是法。任何人成佛之后，他对于建立一种宗教或宗派，并没有兴趣。 由于他在最深的层次上发现了这个法则，他只想向受苦的人们解释这个法则，让他们能够了解实相，并且借着修行来解脱痛苦。觉悟者的教法只是要帮助人们解脱他们的痛苦。人们是属于这个宗派或是那个宗派，并没有差别。 人们是属于这个社会，或是那个社会，也没有差别。人们是属于这个国家，或是那个国家，是这个肤色，或是那个肤色，是这个性别，或是那个性别，也都完全没有差别。法则就是法则，而这个法则，不管佛陀出世与否，是一直都存在的。 甚至在有人成佛之前，这个普遍的法则也都支配着整个宇宙。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物，不管有情或无情，都是遵循着这个法则而运作的。有佛的时候，这个法则是如此；即使是没有佛的时候，这个自然的法则也是如此。但是。 人们由于无知，并不懂得这个法则，因此他们并不能利用这个法则，而使他们脱离痛苦。因为对实相、对自然法则实相的无知，使人们继续不断的以增长束缚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痛苦。有人觉悟了。 而发现的这个实相，这不只是表面的实相，而是最深入究竟的实相，是关于身心的实相，关于身心不断交互作用的实相，不断的交互作用，不管是明显的或是潜在的，都在每一个人的身心当中不断的作用着。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身心内在最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只是不断的在心的表面上玩游戏，继续增长个人的无知，继续增长个人的痛苦。关于身心的法则，这就是法。现在。 我们已经研读到了《观法念著当中的“观五取蕴”这一个章节。我们看第三十四段经文：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五取蕴观察诸法。比丘们。 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如何就五取蕴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清楚了知，这是色，这是色的升起，这是色的灭去；这是受，这是受的升起，这是受的灭去；这是想，这是想的升起，这是想的灭去；这是行，这是行的升起，这是行的灭去；这是是 这是是的升起，这是是的灭去。kanta a b a n g a a b a n g 是章节的意思。kanta 这个字就是运，运聚一堆某些事物的聚集就叫做运。而我们所称呼的一个个体，是的，在表面的层次上，这是一个个人没错。然而，我们所称呼的我又是什么呢？ 在表面的层次上，我、你、他这些称呼，都只是为了跟别人相处上的方便而使用的。是的，这是事实，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个事实。但是，在更深一层的实相上而言，这些都只是五蕴搬家看的。佛陀要你进入五蕴实相的最深处，达到你无法再区分为止。 这五蕴是五种蕴具，不管是你或他或各种友情，都同样是这五蕴的聚合体，如此而已。不管我们在想运当中是以什么来称呼这些友情，是这个名字或是那个名字都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它们只是五蕴而已。第一种运具是物质的运具， 是由非常微小的原子、次原子粒子、数不尽的次原子粒子 galaba 聚集在一起而成的物质。原子的运距就是色运，而第二种运距是心的运距，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视运 v i n n a n a 这是心认知的部分；第二个是想运 sanya。 这是心在一次认知，并且给予价值评断的部分。第三个是受孕 vedana，这是心感觉的部分，以及第四个行运 sankara，这是心起反应造业的部分。这四个心的运具和一个物质的运具，这五个运具聚集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称的个人或是一个个体。 在世俗上方便的角度来看，是的，这是一个个体；但是以究竟实相的层面来看，这只是五蕴、五种蕴具、五个看的而已。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道理仅仅当做是一种哲学或是一种信仰来看待，而是必须去体证这些实相。 这整个思念住的过程，整个内观的过程，就是要在实际的层次上，在经验的层次上，去体证这些实相。因此，这种对于我自我的疯狂，对于同样是五蕴而区分自我和别人的这种疯狂行为，或者是说，把这五蕴的聚合体当作是我我的我自己，由于这些无知。 而对这五蕴产生了强烈的执着执取，因而造成极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去体证这个真理，这个实相。仅仅在感情、信仰的层次上去接受它，或者因为觉悟的人是这样说的而相信它，这并不能使我们解脱痛苦。此外，仅仅在知识的层次上去钻研它，认为它非常合理、非常合乎逻辑而接受它。 这也无法帮助我们脱离痛苦。我们要在这个身体的结构当中去经验它，去体证它，这样子无名才能够去除。自然的法则变得非常明确的。要是内心最深层旧有的习气不改变的话，我们只是不断的制造痛苦而已。 如果能改变旧有的习气，我们就能够脱离痛苦而达到解脱的境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他们。因此，我们以五蕴来用功。接着，有一位禅修者在观法念珠上用功。 他们说：“他们努巴西就诸法观察诸法，而这些法是什么呢？”“苏乌巴达那德苏五取运。乌巴达那塔当中的乌巴达那这个字是执着执取的意思。我们对五运，五种看它不断的产生执着执取乌巴达那乌巴达那。” 或者我们说，由于这个直取，使我们不断的产生五蕴，不断的产生五蕴，生生世世不断的产生五蕴。这个直取五八达呢，就是造成五蕴的根本原因，而五蕴就是你直取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五八达呢直取和看它运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而成为五八达呢看它。a a 所以五曲韵就是班加苏乌巴达那堪特苏。如何以五曲韵来修观法念住呢？一得别可悲悲苦，一地如崩，一地如崩。 这就是物质，是色身。在经验的层次上，你了解到，这是色身。如 u 如 e 这个字当时的意思就是色身。这是色身的升起。samudayo 就是升起的意思。这是色身的灭去。 Atanggamu 是灭去的意思，心的部分也一样。Iti vedana，这是受，是感受。Iti vedana ya samudayo，这是受的升起。Iti vedana ya atanggamu，这是受的灭去。Iti sanya，这是想。 一滴生呀也什么都有，这是想的升起；一地生呀也阿腾个么，这是想的灭去。我们体验到整个内在所发生的过程。一滴生克的，这是行；一滴生克的能什么都有，这是行的升起；一滴生克的能阿腾个么。 这是行的灭去，iti v i n y a n a 这是事；iti v i n y a n a s a samudayo，这是事的升起；iti v i n y a n a s a a t a n g a m m o 这是事的灭去。像这样，这就是五蕴的升起和灭去。接着第三十五段经文，于是他就内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就外在的诸法观察诸法。 同时，就内在外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因此他观察诸法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诸法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诸法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诸法。修成了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 这就是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无取运观察诸法。这些是同样的阶段，内在、外在。在、外在。 内在外在同时，samudaye dhamma nopassiva bhairati，vay dhamma nopassiva bhairati，samudaye vay dhamma nopassiva bhairati，升起、灭去、生灭同时，atthi dhamma diva panas sati patchupatthita huti。哦，这就是法。 这是五蕴的法，这是对实相建立起觉知的。这五蕴就是法，就只是五蕴而已。在对身心的实相观察到达很高的境界时，我们就会体验到，所有的一切就只有身和心，而没有其他东西的。在这当中，哪里有我？哪有我的？哪里有自我呢？这一切就变得非常明确了。 在表面的层次上，在世俗方便的层次上，我们必须用“我”、“我的”、“你”、“你的”等等这些字眼；但是，在实际的层次，在比较深层、究竟的层次上，一切都只是五蕴而已。比如说，你有一辆车子，在世俗的方便上来说，这是一辆车子。所谓的一辆车子，指的是什么呢？当你分解它。 当你把轮胎、排气管、轮轴、方向盘、座椅、引擎、电池、车身，等等都拆开的时候，把每一个零件都分解开的时候，哪一样东西叫做车子呢？轮胎是车子吗？排气管是车子吗？方向盘是车子，或者车身是车子呢？哪一样是车子呢？然而，我们还是必须用“汽车”这个字，这是为了世俗方便上的使用。 但是在实际的层次上来说，一辆汽车只不过是由不同的零件所组合而成的，如此而已。又好比你说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一个星期指的是什么呢？星期一是一个星期吗？或者星期二是一个星期呢？把这些日子加在一起。 于是我们用了一个星期这个用词，这些日期：一日、二日、三日、十三日、三十日，把所有的日子加在一起，你称之为一个月。哪一天算是一个月呢？世俗方便的使用上，你必须去用一个月这个名称。同样的，十二个月称之为一年，等等。整个内观修法的目的就是要去。 分离、剖析、分解，并且如实的去观察实相，而去除执着。五蕴本身还是维持不断的生灭生灭，但是你的执着，你的无巴达呢，却已经去除了。现在你明白了，他们只是五蕴，只是一些蕴具而已。这就是法，五蕴的法。阿底达玛提巴。 然后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继续进步到。只有绝招，或者以当时的用语称之为 “kaval darshan”，只有绝招以及。 只有了知，只有智慧。当我们到达这个阶段时，只有了知，只有绝照。再来就不住于任何境界了。如果有的执着，我们就会住在这个境界或是那个境界；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就不住于任何境界了。 不再执取任何事物。这就是如何就无取运来修观法念住。接着是下一个章节，观内外六处。 就是六根和六尘。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觉的器官。这六根就是内在的六处，因为这六根是在身体上或身体当中的。而另外外在的六处，则是六根的所缘六尘。眼睛的所缘是一个可见物，颜色、形象、形状、光等等。耳朵的所缘。 是声音，鼻子的所缘是气味，舌头的所缘是味道，身体的所缘是一种可以接触的东西，心的所缘是一个念头、一个情绪、一个幻想或是一个梦。这是外在的六尘，是相对于内在六处的所缘。虽然我们称这六尘是外在的。 但这六尘，唯有在他们跟你的身体接触时，才会成为你的所缘。当他们跟所谓的内在的六处，也就是六根接触时，这六尘才有它存在的意义。如果有人是瞎子，天生的瞎子，对这个人而言，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没有颜色、光线、形象或是形状的东西存在的。 如果有人是聋子，天生的聋子，那么对他而言，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没有声音。你如何向这个人解释什么是声音呢？当这些所缘跟相对的六根接触时，这些所缘也就是六尘，对我们而言才有意义。虽然你称他们是外在的六处，但是他们只有在和六根接触时才算是存在的。因此。 六种内在的六根和六种外在的六尘合称为十二处。现在看第三十六段经文：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六内处和六外处观察诸法。 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如何就六内处、和六外处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清楚了之眼根，清楚了之色尘，以及清楚了之依此二者所产生的束缚。他清楚了知未生的束缚升起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束缚去除了。 他清楚了知，现在已去除的束缚，未来不再升起。接着，一位比丘，也就是一位修行者，在禅修。这内外六处。 内在的六根和外在的六尘。禅修者如何修呢？他体会到眼根的实相。 形象或者形状是色法卢巴，这是眼根的所缘。然后以根尘为基础，把这两者合合在一起，某种事物就升起了。根尘接触之后，升起了什么事物呢？束缚升起的。 生有就能，断却不见那的。以根尘为基础，眼根和相对的色尘，一个颜色或者形状等等，以这眼根和色尘为基础，一种束缚升起了，然后，当继续对这个实相。 用功时，这个束缚在眼根及色尘一接触时就升起的感受。每一个接触都会产生一种波动，然后这个想三样给予价值的评断。哦，这是形象，是一个女孩或男孩的形象，漂亮不漂亮，丑陋不丑陋，令人愉悦的，令人不愉悦的，等等。 一旦这种价值频段升起时，接着就会升起愉悦的或不愉悦的感受，然后新的第四个部分行运就开始起反应，起贪的反应或嗔的反应，而这整个过程就是一种束缚三又讲呢？这就是束缚开始产生而继续增长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所观察到的束缚。 而只要观察，不断的观察，这种束缚、这种心过去的习性，就会开始改变。现在你不再盲目的反应了，你造业的习性、制造这种束缚的习性，已经开始减弱，逐渐的减弱了。而当你不再反应时，这些束缚。 这些在内心深处以前所打的结，现在就有机会浮现到新的表面。如果你还是继续不断的打新的结，一直制造新的束缚，这些旧的结、旧的业障就无法浮现到新的表面。当你停止打新的结时，这些旧的结就开始浮现到新的表层。当你停止制造新的束缚、新的业时，

而禅修者继续不断的观察他们。现在这个束缚浮现到表面，这个习性反应，这个情节开始浮现到新的表面上，而我们继续不断的观察，观察着他们，然后把哈能扩低，然后就开始去除这些习性反应的。 有三种根除习性反应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你还没有正确的修内观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禅修，你只是遵守着戒律。在你遵守戒律的同时，在心的表层，你并不起贪或嗔的反应。这是你遵守戒律而暂时去除束缚的一种方式。然后第二种方式。 你开始以正确的方法修定，你开始较为深入、较为深入内心一点点时，你发现这些根植在深层的习性反应开始动摇了。这是比持戒更能够去除更多习性反应的方式。最后，第三种方式，你开始修内观。以修内观的方法。 当你深入到心的最深层时，这些根植在深层的习性反应就完全的被拔除了。这就是在心的最深层根除习性反应的方式。另外，对于帮助我们明了这个法则、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有这样一个譬喻：有一个人非常的口渴。 他走到一个池边，非常的口渴，他想要立刻就能喝水止渴。然而，在水池的表面浮着许多带有剧毒的水草，这个人知道这是毒草。他心里想：如果把这些草和这些水一起喝下去，我可能会死掉。因此，他用手把这些草推开。他把草推开之后。 一个小范围的水出现了，他用手把水捧到嘴边喝下去止渴，而这些草又合在一起把水面盖上。这只是一种暂时清除的方法。然后这个人想要再喝水，喝干净的水，因此他用竹竿和网子把这些草拉到网子里面，用这种方式清除这些毒草。 这时候，更大范围的水出现了，这就是定。定越来越深，就有越大范围的水面被清除干净。但是这些草仍然在那儿，这些草的根仍然存在。经过一段时间，它们仍然会再长出来。所以接下来是智慧，用内观的修法。 你把每一根草从水池上面捞上来，并把它们丢掉，把每一根草丢到水池外，水池当中就没有草存在了，也就没有根存在了，没有半根草留在水池当中，就不会再长出草的。这是真正进化的过程，从根部完全的清除，这就是这里所谓的清除方式。 耶达者，婆尼那斯、僧伽那斯，这些束缚完全被清除了。阿耶顶安那巴多呼提等者巴迦那的。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再出现了。当我们达到阿罗汉完全解脱的境界时，就没有任何的束缚会再升起的。接着。 是第三十七段经文。立秋清除了之耳根，清除了之生尘，以及清除了之依此二者所产生的束缚。他清除了之为生的束缚升起的，他清除了之现在已生的束缚去除了，他清除了之现在已去除的束缚，未来不再升起。同样的，以这种方式。 嗅、触、觉、鼻、觉、纳、提；耳根、色、味、触、觉、鼻、觉、纳、提；声音所听到的话。因者、tadu bhyaṃ，以耳根和声尘这两者。patice upajati sanyojanam tanjañanaṃ ti。 因为耳根和声尘的接触而升起束缚，观察这个束缚，不断的观察这个束缚，并且发展这个平等心，不断的发展平等心。现在那些未曾浮现的旧有的习性反应开始浮现到新的表面上了。 这些开始浮现到表层的习性反应，它们被根除的。我们也是如此观察。完全的被根除的。 当我们到达阿罗汉的境界时，他们就不再浮现，我们就体证了这个实相。这并不只是在哲学的层次上去接受它而已，因为我们已经彻底明了，已经亲自体验到这种境界。接着是第三十八段经文：比丘清楚了之鼻根，清楚了之相尘，以及清楚了之依此二者所产生的束缚。 他清楚了知，为生的束缚升起的；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束缚去除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去除的束缚，未来不再升起。同样的，鼻根、气味，这个束缚的升起是由于鼻根和香尘的合合。 等巴那我们也是如此观察，然后是同样的过程。这些未曾浮现到表面的束缚，现在他们开始浮现到新的表面了。他们被根除了。 那些根植在最深层的习性反应，完全的被根除了，他们不会再回来。这是完全的解脱，到达完全解脱的境界。接着第三十九段经文，比丘清除了之舌根，清除了之味成，以及清除了之 依此二者所产生的束缚，他清楚了知未生的束缚升起的；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束缚去除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去除的束缚，未来不再升起。同样的，舌根，我们观察舌根；外尘。 因执他多变，因菩提，上瑜伽能断执，不生阿底。这个束缚是由于舌根和胃尘合合而生的。我们只要观察它，不断的观察它。这些以前并未升起的束缚，现在开始升起了。 我们观察他们的升起。我们观察他们的升起。完全的根除了，他们不会再升起的。 我们如此的观察实相。接着第四十段经文，比丘清除了之生根，清除了之促成，以及清除了之依此二者所产生的束缚。他清除了之，未生的束缚升起的；他清除了之，现在已生的束缚去除了；他清楚了之，现在已去除的束缚，未来不再升起。 生根。任何可接触的东西促成。而这个束缚是由于生根和促成合合而生的。 这些过去所累积的束缚开始浮现到新的表面了。他们灭去的，他们被根除了。这些灭去的习性反应不会再出现。我们如此的观察体证这些现象。 接着第四十一段经文，比丘清除了之一根，清除了之法，以及清除了之依此二者所产生的束缚。他清除了之未生的束缚升起了，他清除了之现在已生的束缚去除了，他清除了之现在已去除的束缚，未来不再升起。一根，他加那 新的念头，法尘。者他诸波的我们观察这些束缚，是由于一根和法尘和合而生的。观察，不断的观察。 这些旧有的法尘，慢慢的浮现到新的表面上，然后，我们亲见的这些法尘浮现到表面，亲自体验了整个烦恼根除的过程，然后到达所有的束缚完全被根除的境界。 这些被根除的束缚不会再回来。我们如此的体证到这种境界。上一个章节我们谈到身心当中所有的六根和六尘，我们在这个身心的范围上用功，而六根是在身心当中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了解、分析、探究。 每一样事情是如何升起的？当我们对于事情如何升起的现象仍然无知的时候，这些束缚就会不断的增长。当我们解脱无明而以智慧观察实相时，这些不断产生束缚的过程就停止了。当这些不断产生束缚的旧习气停止的时候，旧的束缚就开始去除了。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束缚，大量的束缚浮现到心的表面而灭去，我们将会达到完全没有束缚、完全解脱的境界。接着第四十二段经文，于是他就内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就外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同时就内在外在的诸法观察诸法。 因此，他观察诸法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诸法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诸法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诸法修成的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这就是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六内处。 和六外处观察诸法，这是同样的这些过程。内在外在，内在外在同时。 生起，灭去，生起即刻灭去。阿提他玛帝，哦，这就是法。所有六根及六尘，它们都是法。我们清楚了知，这仅仅是法而已。在这当中，哪有我、我的，或是他？ 这些存在呢？哪有个体的存在呢？但是为了世俗方便上的使用，是的，当这六根合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实体、一个个人。但是，当我们分离、剖析、分解、消融而个别的去彻底分析它们时，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称为个体，只是一堆。 所有这些身心现象，一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而已。但是无明是不会让我们去了解这个过程的。我们可能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而无明是不会让我们去亲见这整个过程的。因此，我们无法从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但是。 当我们以智慧了知了，这就是法，我们就可以从束缚当中解脱出来。同样的过程，同样是达到最终目标的这些阶段。 接着是观七菩提分这个章节。不长格本，波七菩提分，这是关于觉悟的七个部分，是七种觉悟的要素，是帮助我们。 达到完全觉悟这个最终目标的七种特质，本来心是非常清净的，这个世运米 i n 是非常清净的，但是想运三 a 就不清净了，因为这是错误形态的想运，是被过去的业缘、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习性反应 sankara 所影响的想运。 而由于过去的这些业缘，这个响运三亚经常给予错误的价值评断，而错误的价值评断又造成了相关的感受升起，因而又产生了错误的习性反应，sankara 不断的产生习性反应，这整个过程，这整个享受行享受行三亚 vedana sankara 进行的过程，使得心越来越不清净，越来越散乱。 心失去了它本来清净的面貌。现在七菩提分就是要把心带回到清净的状态。你只要观察，不断的观察实相，这七个菩提分就会慢慢增长，逐渐的增长，直到完全清净为止。每一个菩提分越来越圆满，我们就越来越趋向完全的觉悟。 这整个的过程就是内观的过程，你是以如实观察实相的方式修行的，你不再产生习性反应。七菩提分当中，第一个是念菩提分，这是七菩提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我们没有具足念菩提分，也就是没有具足觉知的话，就无法客观的观察实相。 也无法在修行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因此第一个重要的菩提分是觉知，而且要了解到对其他的每一个菩提分也都要不断的保持觉知，每一刹那时时刻刻一直都必须保持觉知，因此觉知是觉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觉悟的因素是责法菩提分，tama vijaya，vijaya 是分离、剖析、分解、消融，而对实相做一番彻底分析的探究。当事物看起来是坚韧聚合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变得无知、迷惑。而只要我们还是无知、迷惑，就会做错每一项决定，使每一种行为都产生了偏差。 因为我们所理解的实相只是表面的实相，它看起来好像是如此，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实相，而只是一种错觉的实相。因此，泽法菩提分塔玛维加亚的加亚这个字是聚合的意思，所以维加亚是分离、剖析、分解的意思，而维巴萨那那一关就是要你去分解，不断的分解。 观察以分解的方式去观察实相，而进一步的了解到究竟的实相。刚开始要在知识的层面上去做则法菩提分。哦，这毕竟只是个身体，身体是什么呢？这只是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组合而成的，如此而已。这四大当中，到底哪一个是我、我的、我自己呢？除了这四大，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此外，加上新的四个运句：试运、享运、受运，以及行运。哦，如此而已，就只有这五运。在知识的层面上，我们设法去了解这些。接着还有什么呢？这六根和六尘，它们合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过程，这个增长烦恼的过程就开始产生了。而如果你有足够智慧的话， 相反的，这个解脱的过程便开始进行，整个事情也就变得非常明确。但是这只有在知识的层面上，这并不是内观 v i b u s a n a 因此，责法菩提分在知识层面上的责法菩提分只能作为我们的引导。但是对于实际经验上的责法菩提分而言，我们必须实际的。 开始对石像做一番彻底分析的探究，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这就是泽法菩提分 （tama vijaya）。接着是第三个精进菩提分 （virya）。在八圣道当中，我们说正精进是 sama vayam，virya 就是你必须精进，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精进。 是不造作任何事情的精进。我们现在的习性就是会去造作某些事情。每当你感觉到任何感受的时候，就开始盲目的反应，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性。现在就是不要去造作任何事情，让每一件事情自然的发生，让每一件事以他们本来的样子自然的呈现。 而这是需要极大的精进的。你可以跟成千上万的武士打几千场战争，你成为一个胜利者。但是要去打这一场内在的战争，是远比这件事情来的困难。对于这个过去不断盲目反应的旧习气，佛陀告诉我们：只是去观察，不要造作任何事情，就只是观察。 不造作任何事情，就是最大的精进。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的保持精进。如果不正确的精进，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可能会走入极端。我们会认为，我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我必须根除我的不尽烦恼。就像可怜的阿难，内心不断想着：我要成为阿罗汉，我必须成为阿罗汉。 这个心已经失去了平衡，这个精进就不是正确的精进了。又好比有人非常的懈怠，一点也不想用功。为什么我要用功呢？为什么要观察这些事情呢？为什么要进入事情维系的层面去观察他们呢？就让他们自自然然发生吧。而这又是另外一种极端。让它自自然然的发生是没错。 但是要去认知到实相本来的样子，而让它自然的呈现。如果你不去认知到事情本来的样子，不去如实的观察实相，那么这就是另外的一种极端。这样对我们并没有帮助。稍微的紧张对于保持注意力是必要的，否则你会没办法用功。 但是制造太多的紧张，你同样无法用功。例如，有人想要在一颗非常珍贵的珠宝上面钻洞。如果要在珠宝上钻个洞，就必须在珠宝上面加些压力，稍微的施加压力是必要的。如果你不施加任何压力，便无法成功的钻洞。 但是，如果你施加太大的压力，这颗这么珍贵的珠宝就会破碎。因此，我们必须知道，怎么样才叫做中道？必须知道这个精进是什么样的精进，哪一种精进，什么样的精进才是最重要的呢？是不再起反应、不再造作的精进，只是观察。 就让一切交给法去处理。例如你说：“哦，我会了，是的，你会了。你所要做的应该只有观察。当你只是观察的时候，你只是用功的观察，其他的一切就交给法，交给自然的法则。这个解脱是交给法，交给自然的法则来处理的。” 你该做的只是观察，只是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实相，不断的了解这个自然生灭的现象，不起习性反应，不造作任何事情，只是观察而已，并且知道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无常、无常生灭的现象，这就是精进。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菩提分，精进菩提分；第四个菩提分是喜菩提分。当你继续修行，而具足的念菩提分、则法菩提分和精进菩提分时，你会发现不尽的烦恼不断的根除，不断的根除不尽烦恼，而达到全身上下充满乐受的境界，非常的愉悦，非常的喜悦。 心不断的进化，这种境界便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善用所有的境界，使他们成为帮助你觉悟的要素。你必须正确的用功，这些境界才会是觉悟的要素。 当这种非常愉悦的乐受升起时，我们会在全身上下感觉到一股维系震动、畅快的流动感。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哦，太好了，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现在我得到了，这就是我所要的”，非常畅快，非常愉悦，你便开始对它产生执着、产生执取。那么，这种乐受就不再是一种能帮助你觉悟的要素，不再是一个菩提分了。 我们会经历到这种乐受，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当烦恼越来越进化时，这种乐受就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了知乐受的无常，注意到这种境界仍然还是在身心的范畴之内，而整个身心的特质就是不断的生灭变化。如果能保持这样的认知。 那么，这种乐受就会成为能够帮助你觉悟的要素。喜菩提分，第五个菩提分是清安菩提分。当你更进一步，继续的观察这种乐受，体会到它不断生灭的波动现象，你只是观察，不断的观察，而不产生任何执着，那么。 就会进入一种叫做“清安 b a s t i t i 的境界，非常的清安，极度的清安，内心非常的宁静。而这种境界，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善加利用的话，很可能又会成为一种束缚。在我们禅修过程当中，这种非常平静的境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境界。 因为心非常平静，这个时候即使只是轻微的声音都会造成极大的干扰。呼吸越来越维系，这么的维系，就像一条细线一般。这种如细丝般的呼吸，才一进来就接着出去，就在鼻端的入口处形成如同 U 字形回转的现象。心变得如此安详宁静，如此的清安。 即使是如细丝般的呼吸，此时都会造成干扰。这个时候，很可能又会出现危机。我们会误认为这是涅槃的境界，会被这样的邪见和愉悦的乐受所障碍，而认为啊，一切都变得如此安详，如此美好，我已经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了。然而，最终的目标还远得很呢。 走在修行的道路上，这种清安的觉受会让我们误以为我们已经成就了涅槃我们会认为心是如此的安详，这就是完全解脱的境界的。我们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安详、清安的境界。但是，唯有我们知道，这种清安的境界仍然只是在圣性的范围之内。这种境界才会成为一种觉悟的要素，成为一个菩提分。 我们还没有超越身心的范围，这种清安的觉受仍然停留在六根的范围内。我们的六根仍然在作用着。到这种境界时，我们可以张开自己的眼睛看，眼睛还在作用；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耳朵看，它也还在作用。六根都还在作用着。我还没有超越六根的范围，这并不是涅槃。五一的。 在修行的道路上，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是它仍然只是一种生命无常的境界。在这种境界当中，生命的现象变得这么的微细，有一股非常微细的震动，很难去捉摸，很难感觉得到它的存在。此时，我们所感觉到的这种感受，称为不苦不乐受，阿杜卡玛苏康。 一开始用功时，你体验过非常不舒服的苦受，刚刚也经历过非常舒服的乐受，而现在是非常平静的不苦不乐受，只是平静还安详。这种觉受所隐藏的危险性是，你不容易体验到无常的现象。要对不舒服的苦受不起嗔心，或舒服的乐受不起贪心。 可能都还很容易，是要对这种不苦不乐受不起执着就很难了。到了这里，我们必须非常注意。让我来看看，它是不是无常生灭的现象？它是不是还在六根的范围内？是不是还在身心的范围内呢？让我来检查看看。 你的心必须非常的敏锐，非常敏锐，那么你才能感觉到一股非常微细的震动在进行着，非常微细的生灭现象。如果你能感觉得到这种生灭的现象，那么你就能够再继续进步；如果你不能觉察这种生灭的现象，那么你就会停留在中途的化成，只是停留在那儿。 当你体验了这种清安的觉受，并且清楚了知它是无常生命的现象时，这种清安的觉受便会继续增长，不断的增长，而成为清安菩提分。常常会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中性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呢？中性的感受是什么？当你开始用功时，你会惊艳到一种中性的感受。 这种感受，你既不能说是苦受，也不能说是乐受，它只是一种感受。但是，当你说它是一种中性的感受时，它和到这里佛陀所说的这种清安的不苦不乐受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既不是苦受，也不是乐受的中性感受，只是在非常粗浅、非常表面阶段上的一种感受。 事实上，对于这种中性的感受，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对它起贪起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开始感到无聊了。有些学生不断的跑来问我：“哦，现在的感受既不是苦受，也不是乐受，只是有一种感受。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两次、一小时、两小时，甚至一整天，每次。” 都是同样的感受，我已经开始厌烦了。请你告诉我如何去体验其他的感受。你看，这就是你的心旧有的习性。你在贪求一个目前不存在的事物，你想要其他的东西。对于这种贪求其他事物的习性来说，只要是你得不到的东西，你就想贪求。 一旦你得到了，你就开始厌烦了。现在你想要其他的事物，不断的贪求其他的事物，这就是心旧有的习性。心总是贪求其他的事物，不断的贪求其他的事物。凡是你已经经历过的事物，就失去了新鲜感，你就不再感到兴趣了。而现在，你想要其他的经验，贪求更多其他的经验。 因此，对于这种粗浅层面上的中性感受，我们要以这种方式去认知它。我们心就有的习性，总是想要新的事物，贪求新的事物，于是开始对这种中性的感受产生厌恶的心态，并且贪求目前不存在的感受。哦，这就是心旧有的习性。 然而，当我们到达很深的境界，体味到真正的不苦不乐受时，会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这种境界是永恒的。来自许多不同传统的人都来修内观，内观就像恒河一样，人们到这里来饮水止渴，去除无明并解脱痛苦。 因此，人们来自不同的派别、不同团体、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教义或不同的宗教，他们以同样的方法修行。但是，有些人来自一种传统的信仰，他们还是相信每个人自身当中存在一种永恒的事物，这就是我，这就是灵魂。因此。 当他们达到这种不苦不乐受的境界时，就会有一种危险。他们把这种境界误以为是我。他们认为除此之外，整个身心的结构都是不断生灭变化，都不是永恒的。只有这个是超越身心范围的，这就是我，这就是灵魂。或者有些人来自某种信仰。 相信在我们自身当中有一个永恒的宇宙创造者存在，啊，这就是永恒的宇宙创造者。你看，每件事物都在改变，只有这个是不变的。这是清安 v a s i t y 非常清安的觉受。你无法说它是苦受或是得受，只是一种非常平静的觉受。 会让人误以为它是永恒不变的一种觉受，而因此造成极大的束缚。如果你非常彻底的去检查它，你会发现，不管它是多么的平静，多么的安静，都还是一直有一股非常维系的震动不断的在进行。如果你能这样子去觉察到它。 这种境界就能成为一种帮助你觉悟的要素，清安菩提分，而帮助你再继续往前不断的进步。接着是第六个菩提分，定菩提分。谈到这个定，定有很多种，不管在今天或早在佛陀成道之前，四禅八定各种不同修定的方法早就存在了。 当心专注在一个所缘上，而达到心理尽性时，我们会误以为我已经达到最终目标了。同样的，这又是一种危险。如果要称之为正定，就必须要去觉知到身心的现象，并且清楚了知它无常变化的特性。要具足时时彻知无常的定，才能称为正定。 唯有具足的时时彻之无常，体会到无常生灭的现象，让心能专注在实相上，并体验到它无常生灭的特性。唯有这种正定，才能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因此，如果有某种禅定只能引导我们生生世世从一个世界升到另外一个世界，这种禅定我们称之为世间定，而正定。 则完全不同于世间定，正定能帮助我们脱离所有的四生六道，完全从生死轮回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从各种忧悲苦恼当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称之为出世间定。它能引导我们体证超越身心的境界。当我们成就的这种禅定、这种正定时。 同时，也就是达到了涅槃，也就是说，成就了须陀环、斯陀环、阿那含或阿罗汉的果位。这种正定是一种帮助我们觉悟的要素。定菩提分，在成就正定的同时，也就是一一成就了须陀环、斯陀环、阿那含或阿罗汉的果位。接着是第七个菩提分，行舍菩提分 u 贝 e k a 行舍菩提分就是保持平等心。行舍菩提分也和念菩提分一样，是从头到尾都必须具备的菩提分。这两个菩提分在修行的每一个阶段当中是一直都必须存在的。觉知和平等心是一直都要存在的，不管你是在责法菩提分或在其他菩提分的阶段，这两个菩提分都要一直存在。 你的觉知和平等心都要一直存在。了解这七个菩提分，对于引导我们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观察不净烦恼时，根据自然的法则，这些不净烦恼会浮现到心的表面而灭去；而当你一个接一个的关照这些菩提分时，它们就浮现到心的表面而。 增强的力量，因为心的特性，清净的心，它的特性本来就有这些菩提分，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直到圆满为止。而七菩提分就像这样不断的增长，直到我们完全觉悟，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为止。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观七菩提分这个章节的解释。 我们看第四十三段经文。有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七菩提分观察诸法。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如何就七菩提分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有念菩提分时，他清楚了知我有念菩提分。 当比丘没有念菩提分时，清楚了知我没有念菩提分；他清楚了知未生的念菩提分升起的；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念菩提分增长圆满的。七菩提分。 如何修呢？依达比库贝比库，善等巴阿杰等，舍提三宝，三宝。当具足念菩提分时，阿提米阿杰等舍提三宝，三宝。我们观察这个实相，哦，现在具足的念菩提分。 哎三等个哇阿这等。当没有念菩提分时，哎三等个哇阿这等，sati sambhu jangam natti me ajjattang sati sambhu jangu ti pajanati。当没有念菩提分时，我们观察到哦，现在没有念菩提分，我们也接受这个事实。यथा च अनुपन्नस्य सति सम्भोजङ्गस्य उपादो होति 等觉不加那的，我们观察到，所有过去累积的念菩提分，现在浮现到新的表面上来帮助我们。然后，你其他就不那些，所有那些已经从内心深层浮现到表面的菩提分，舍利三宝金刚舍，巴瓦那耶巴里布里后提等觉不加那的。 所有那些已经从心的深处升起的念菩提分，他们不断的升起，我们不断的观察这些念菩提分不断的增长，直到圆满为止。接着第四十四段经文：比丘有责法菩提分时，他清楚了知我有责法菩提分；当比丘没有责法菩提分时，清楚了知我没有责法菩提分。 他清楚了知未生的责法菩提分升起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责法菩提分增长圆满了同样的，这个菩提分责法菩提分，三等的波阿吉等他们维彻养，阿提米阿吉等达他们彻养 s 三不等 d 三不 n g u s a 那提。这是责法菩提分对实相的分析探究。 如果此刻没有执法菩提分，你就观察此刻没有执法菩提分。yatāc a 他们从心的深处升起 t a n j a p 我们清楚了知，这些责法菩提分不断的发展，直到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为止。再来第四十五段经文。 比丘有精进菩提分时，他清楚了知；我有精进菩提分。当比丘没有精进菩提分时，清楚了知；我没有精进菩提分。他清楚了知未生的精进菩提分升起的，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精进菩提分增长圆满的，这是你的精进。Viriya，s a n t a n g c v i r i a s a m b o e 当具足精进菩提分时，你知道具足精进菩提分。当没有精进菩提分时，当没有精进菩提分时，你知道没有精进菩提分。 以前尚未升起的精进菩提分逐渐升起的，他们不断的升起、增长，直到圆满为止。接着第四十六段经文，比丘有喜菩提分时，他清楚了知我有喜菩提分。 当比丘没有喜菩提分时，清楚了知我没有喜菩提分；他清楚了知未生的喜菩提分升起的；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喜菩提分增长圆满的。同样的喜菩提分，这个充满乐受的喜菩提分。 ऐसंतंग वा अज्जतंग पीति जंगं नथ्य में अज्जतंग पीति ति पजानाति यथा च अनुपन्नस पीति जंगस्य उपादो होति 以前从未升起的喜菩提分已经升起了。यथा च उपन्नस्य पीति भावनाय पारिपूरी होती तंच पजानाति。我们不断的观察喜菩提分的升起。 增长，直到圆满为止。接着第四十七段经文：比丘有清安菩提分时，他清楚了知我有清安菩提分；当比丘没有清安菩提分时，清楚了知我没有清安菩提分。他清楚了知未生的清安菩提分升起的，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清安菩提分增长圆满的。 पस्सद्धिं संभोजंगं अथ्य मे अज्जत्तं पस्य पस्सद्ध संभोजंगोति पजानाति 这个清安菩提分。ऐसंतंग व अज्जतंग पस्सद्य संभोजंगं नथ्य मे अज्जतंग पस्सद्य संभोजंगोति पजानाति现在没有清安菩提分。 以前从未升起的清安菩提分，现在正在升起。你清楚了知它的升起。直到圆满为止。接着是第四十八段经文。 比丘有定菩提分时，他清楚了知我有定菩提分；当比丘没有定菩提分时，清楚了知我没有定菩提分。他清楚了知未生的定菩提分升起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定菩提分增长圆满了。三等等的。这是定菩提分。提米等三成的那 当具足定菩提分时，清楚了知具足定菩提分。如果没有定菩提分，就清楚了知没有定菩提分。内心深处的定菩提分开始升起了。 也是直到圆满为止接着第四十九段经文比丘有行舍菩提分时他清楚了知我有行舍菩提分当比丘没有行舍菩提分时清楚了知我没有行舍菩提分 他清楚了知未生的行舍菩提分升起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生的行舍菩提分增长圆满的。现在是第七个行舍菩提分。如果没有行舍菩提分。 ऐसंतंग व अज्जतंग उपेक्षा संभो जंघंग नथ्य में अज्जतंग उपेक्षा संभो जंघो तिपजानाति 如果没有形舍不离分，就清楚了之；没有形舍不离分。यथा च अनुपन्नस्य उपेक्षा पजानाति 他们不断的升起增长，直到圆满为止。接着第五十段经文，于是他就内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就外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同时就内在外在的诸法观察诸法。 因此，他观察诸法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诸法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诸法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法修成的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这就是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七菩提分观察诸法。像这样，同样的这些阶段。 इति अज्जत्तङ्गबाधम्ये सु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बहिद्धाबाधम्ये सु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अज्जत्त अज्जत्तबहिद्धाबाधम्ये सु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समुदय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धम्मे सुविहरति वै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धम्मे सुविहरति समुदय वै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धम्मे सुविहरति 内在、外在、内在、外在同时， 然后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同时，阿提达玛帝，哦，这就是法，这就是法。阿提达玛帝哇，般若波罗蜜多萨埵波丘巴提达乌帝，对实相建立起觉知，这就是法。 不再执着，不再执取。我们像这样修观法念住。现在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大家问了很多问题，我想可能没有时间回答每一个问题，但是有些问题我们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回答。有人问。 我们就只能注意在当下，而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法来处理，是吗？法会处理所有的事情，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当下是唯一能够让你解脱的方法。当然，你有权利做任何事，你可以继续盲目反应，没有人能阻止你。你可以继续盲目反应而增加你的痛苦，但是就解脱来说。 你要去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只是观察，只是观察就好，而其他的就交给法来处理。法是自然的法则，因此，就像束缚是由法来处理一样，解脱也由法来处理。如果你盲目反应的话，根据自然的法则，你只会让自己更束缚、更痛苦而已。再来。 精进修行和执着于修行，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问得好。当有人告诉你要精进用功，要精进用功，而你就对精进用功产生了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你精进用功的成果。即使是精进的修行，你也会产生对修行强烈的执着。 这当中是否有贪爱或直取，或者你只是用功，并没有直取？唯一的检查方法是：当你发现自己并不是修得很好时，你就觉得很失望。哦，我应该是精进用功的啊，但是我却没有精进用功。这就是一种执着。区分的界限就在这里。如果你发现你并没有精进用功，哦，我并没有精进用功啊。 好，现在我要开始精进了。这个时候，你并没有执取，你并没有因为自己不精进而懊恼。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实相。这个时候，我并没有精进修行，我必须精进用功，好吧？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吧。这样就没有执着，而你也会不断的进步。 中性的感受是来自中性的习性反应吗？我们可以用就只是观察的方式来改变它吗？是的，我们讨论过很多关于中性的感受。这些感受是来自无名，而当你只是观察这些感受时，无名就不见了，并且你会发现这种感受也是一种无常变化的现象。这种感受也会改变的。 迟早都会改变的，而且它不断的变化，你会发觉到某一种程度的变化，某种感受逐渐累积起来，整个变成另外一种感受。然而，在另一个非常维系的层次当中，这些感受是每一刹那当中都一直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变化，从很粗的变化哦，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感受，经过一段时间，它也会消失掉。 这是对于无常一种表面的认知，虽然这种认知也很有用，但是你必须进步到这个阶段。即使非常疼痛、坚韧的感受存在时，你都可以感觉到有一股非常维系潜在的波动不断的在进行着。是啊，你看，即使是非常疼痛的感受，每一刹那也都是不断的生灭、生灭的变化着。这就是。 在较深层次维系的无常现象，在禅修当中，感官上欲望的念头一升起，开始打妄想，一段时间失去关照，然后注意到了再回来关照。这样子的话，我们不是一直在累积那些习性反应吗？到头来不是比以前更糟，而不是在净化心灵了吗？你是一直都在累积习性反应的。 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的累积习性反应，只是你从来没有观察到它，因此这个累积的过程是不断在进行的。现在至少你有几个刹罗是在关照而暂停了习性反应的累积，这几个刹罗将来会变成几秒钟、几分钟或几个小时，这些就好像是你的存款，而其他的时间你都在负债。 因此，并不是因为修的内观你才开始累积习性反应，而是修的内观之后，你才明白哦，它又在累积了。每一次当你卷入感官上的欲乐时，你就不断在增长痛苦、累积痛苦；而你真正在观察的那几个刹那，你是摆脱痛苦的。这就是实相，你只是观察。 你能观察多久，就解脱痛苦多久。佛陀所教的似乎意味着，在一个气息之间移动注意力，通扫全身。那么，一开始一部分一部分的观察方式，在这个修法上的重要性又如何呢？很好，佛陀说：“萨巴嘎雅巴第三维蒂阿萨西萨米迪西卡蒂。”在其他的句子当中。 他常常用到巴加那蒂，但在这里他用的学习 s i k a d i 这个字，这表示禅修者必须做某些事来学习如何达到在一个气息之间就可以通扫全身的阶段，而这种学习就是从一块一块、一部分一部分的观察开始。你还没有到达一个气息之间就可以通扫全身的阶段。 所以才以这种一块一块、一部分一部分的方式来进行。你这种一块一块、一部分一部分观察的方式，不断的观察，让某些坚韧的部位渐渐的消融、消融，直到整个色身完全消融为止。一旦整个色身完全消融，而且你可以里里外外通扫整个色身时， 又为什么要再一次一块一块的移动观察呢？原因是可能会有非常小块的区域被你忽略，而你误以为你自己现在可以从头到脚通畅无阻的扫遍全身了。但是，当你再一次一小块一小块移动观察的时候，你可能才发现某些小区域的感受。 在你刚才通扫全身时，并没有发现，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一小块一小块的移动，检查是否真的每个部位都通畅无阻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所以，Sikad 学习，就是你要学习如何如何达到 Pangaya 呢？达到完全消融的阶段。 经典描述的四种念住和很多的修法，而你是直接针对观身念住当中的观察呼吸以及观受念住来教导的。在这部经典当中，并没有谈到某种念住比其他念住还重要的这种先后顺序。为什么你不教导其他像精行禅修或者提示念头等等其他的修法呢？嗯，问的好。 是有很多不同传承的，佛陀对于来找他的某些人给予不同的所缘，佛就是否一个完全开悟的人，因此他可以知道每一个来向他求法弟子的根器、他的能力、和形象，而给予不同的所缘来修行，教导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所缘来修行，但是。 再来，所经历的每一个过程，每个人是都会有相同体验的，就像 samudaya tama, vayama, samudaya vayama 等等，而到达最终的目标。现在的这个传承是以入初习作为所缘来开始修持的，从入初习转到身上的感受，既有感受来体验生命的现象。 入出息和感受两种所缘可以引导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如果有人想用其他所缘来修，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请了解，用这个修法走在这条路上，而且都不断在进步的那些人，如果他们也开始用其他方法，他们也许是出于好奇心而想试试其他方法，那么他们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就好比以入出习和感受来修行，你可以感觉到全身上下的感受，然后突然你听到别人说有一种精行禅修的方法，因此我也要精行精行精行。我清楚了知，我关照哦，正在走走走，漏掉的感受。你只是观察正在走走，脚抬起来移动放下。 接触地面，另一只脚抬起来，放下。那么，你只是在非常粗糙的层面上观察。原本你可以很容易在维系的层次上去体会感受的情况，但现在变得迟钝了。当你再回来修入出息和感受时，你又无法感觉到身上的感受了。我们并不反对这些修法，如果有人适合某一种修法。 他们可以用它来修。有些人的心非常迟钝，是粗枝大叶型的，他们无法维系的所缘开始禅修。要观察入出习，维系的入出习很不容易，非常困难。要他们在这个三角形的区域内观察，非常困难。那么就可以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呼吸，肚子胀起来，气息进来了。 肚子缩下来，哦，气呼出去了。用一种非常粗糙的方式观察呼吸，没有关系。如果某些人无法以佛陀要我们觉察呼吸的方式，在鼻孔的入口处观察呼吸的话，可以用这种粗糙的修法开始。但是，一旦你可以在三角形的范围内感觉到非常维系的呼吸，非常清楚的感觉到维系的呼吸时， 你却又转到观察肚子的起伏，那么你的心又从细的变成粗的了。整条修行的道路是要你从粗到维细。用佛陀当时的话来说，从 o l a r i g o 到 sukuma sukuma sukuma 维细维细维细，你必须达到某种维细的程度。 如果不是一种故意的情况，你的所缘又变粗了，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深处的习性反应又浮现到表面来。但是现在你有意的使心变粗，你选择用一种比较粗的所缘，用较粗的所缘修行，而忘掉了你自己所经历过的维系感受。这样对你而言是一种退步，而不是进步。因此。 不要因为好奇心又去到处参学。如果这种修法不适合你，那么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其他修法，不过要一门深入而达到最终目标。但是如果修一个方法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然后又用其他修法从 A、B、C、D 开始学，就好像从这一段的第一句开始读了，又跳到另一段读第一句，这样的话。 你会浪费掉你宝贵的一生而一事无成。时间非常珍贵，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浪费。我不存在吗？是的，我并不存在。那么是谁需要觉悟呢？问得好，有无名就需要觉悟，还有其他的吗？有无名就需要觉悟，有束缚就需要解脱。 没有其他的了。你如何定义慈悲心呢？慈悲心就是慈悲心。当你的心有慈悲之念时，就接受这个事实。哦，现在我的心是一念的慈悲心。那么，我们也用具足觉知的慈悲心来处理我们自己的痛苦吗？没错，你要慈悲的第一个对象应该是你自己。 我是指对你自己仁慈，爱你自己，对你自己慈悲。你施加了多少的痛苦在自己身上呢？你对自己是这么的残忍。每当你以贪心、嗔心来盲目反应时，就是对自己残忍。你在伤害自己，增加自己的痛苦。要对自己仁慈，对自己慈悲，不要再增长贪和嗔的习性反应了。 或者，即使你说我是对别人产生嗔恨，我是对别人生气，你也已经伤害的自己。你并没有对自己仁慈，没有对自己慈悲。你生的气可能会伤害别人，也可能伤害不到别人。如果你生气的对象是一位很好的内观修行者的话，你是无法伤害到他的，但是你一定会伤害到自己。 在你生气的同时，自然的法则一定开始惩罚你，而使你痛苦。因此，要对你自己仁慈，要对自己慈悲。对于 vedana 受的诠释，是不是我们这个内观修法和其他方法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呢？是的，没错。如果 vedana 不是定义成身体的感受，而其他不同的定义又是怎么说的呢？ 就像我所说的，有很多不同的传承。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批评其他的传承，但是有些传承只把 vedana 这个受当作是心理的受，这样解释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因为受是心的四个运之一。就像当我们在探讨大念住经时，有时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这样解释？ 而不是逐字来翻译呢？其实这些解释是必要的。这些解释是以佛陀在其他经典里所做的解释为依据。很可能某些名相在这部经典里解释的并不是非常清楚，因为当时听的人早就清楚这些名相的解释的。好比说，到佛陀那里听开示的学生早就知道什么是三巴赞呀的。 因此，这里就没有再特别解释“三不增呀”这个字。但在其他地方，佛陀曾经描述过什么是“三不增呀”。三不增呀是去感觉、感受的生命。因此，现在在这里，我们必须引用佛陀在其他经典对“三不增呀”的解释。这是我们要这样来解释的原因。同样的，有些佛陀曾经用过的文字。 在现在印度的方言当中，很多都已经成就了，因而掺杂了许多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传承中，某些字也开始掺杂其他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参考佛陀在三藏经典当中对这些字的原始定义，并且正确的使用这些字。像我们谈到“受 vedana” 这个字，我们去找佛陀用这个字的原意，他解释。 s 卡 k a 纳，d a n a 乐受是指身体上的乐受，d 卡 k a 纳，d a n a 苦受是指身体上的苦受。如果是指心的喜受，佛陀是用 s o m 桑 a s a n g 这个字；心的忧受，佛陀则用 d o m 桑 n a s a n g 这个字。然而，在观受念住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找不到 s o m 桑 a s a n g 或 d o m 桑（ n a s a n g 心的喜受或忧受这两个字，而只有 s 卡 k a 纳。d a n a 或 d 卡 k a 纳 d a n a 身体的乐受或苦受这两个字，因此我们要以身体的感受为所缘。很好，剩下的问题留到明天。现在，不论是你在知识的层面上所理解到的，或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所体会的，你都应该善加利用。而剩下的时间要充分利用，好好用功。 不但如此，回去以后也要正确的应用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正法，以正法为生命，不断的观察内在的实相，对于外在所发生的事实，就只是接受它，内外两者同时兼顾，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就关照内在的实相，感受的实相，保持。 平等心、平常心，然后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都会是健全的决定；不管你呈现了什么样的行为，都会是健康的行为，而不是盲目的习性反应。盲目的习性反应总是充满了负面的烦恼作用。当你不再盲目反应时，你就不再增长负面的烦恼。每当有任何的行为时， 都总是建设性的，是好的，对你自己和别人都是好的。这就是法，这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别人都有益处的生活方式。愿你们都能过着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的生活，过着对自己和别人都有益处的生活。愿你们。 都能享受正法最完美的果实，安详、和谐、快乐。